上一讲啊，咱们说这个，在苏联的特三四坦克啊，给这个德国呀造成了不小的麻烦。德国的三号坦克面对特三四几乎是无计可施。匆匆赶来增援的德军第十七装甲师的坦克对特三四也无能为力，任由这个钢铁怪物横冲直撞。据说当时有一辆特三四。 在这个离德军主阵地只有一点五公里的时候，才被德军一门加农炮击中后部，停了下来。特三四的闪亮登场，使德军装甲部队十分惶恐，装甲指挥官纷纷要求军工部门赶紧想办法啊！毛子爆大招了，而古德里安更干脆，他认为应该直接照搬特三四坦克。 这才是让德国坦克部队迅速摆脱困境的最好办法，也是在这种压力之下，才催生了德军后来的豹式、虎式这种明星坦克，是吧？原来打这个波兰、打法国都用不着三号都够了，那这个这四号、五号这种坦克都是后来才有的。苏军这个时候很嗨皮啊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，是吧？这只是前菜，是吧？冷盘大餐在后头呢。七月三号，主菜来了。 太阳刚刚升起，两个苏联机械化军、两千辆坦克，在精锐中的精锐莫斯科摩托化步兵师和两个步兵军的支援下，随着经典的乌拉声，从森林深处冲了出来。这个时候的德国人有点万念俱灰的这个感脚了。先别说跟西线打英法的时候比，波兰就更甭提了。我们刚刚消灭了苏联整整一个方面军。 这咋的了？这是那这是咋的了？又来了这么多人，啥时候是个头啊？最先跟这波苏军照面的是古德里安集群先头部队第十八装甲师，在苏联的凌厉攻势下，德军第十八装甲师顿感不支，开始有序后撤。但是这个时候，你就看出来什么叫训练有素。 这支部队凭借一百三十辆坦克，在十几倍于己的苏军坦克冲击中闪转腾挪，从容应对，有条不紊撤回了本部战线之内，而苏军一点都没占到便宜。面对这种情势，连古德里安这样的混世魔王都得鼓得一阵子了。在给上级的报告当中，他说明进攻受阻，请求步兵尽快增援的要求。 此时，德军第四和第九集团军主力正在明斯克打扫战场。说是打扫战场，你抓猪也得抓一段时间吧？咕噜咕噜的啊，嗷嗷嗷的，是吧？轰赶抓费事儿着呢，更何况是几十万手持武器、浑横浑横的老毛子。而且咱们也提到过，确实一些部队啊打的比较好啊，比如咱们前面讲过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，还有这个比亚威斯托克包围圈里边也有些硬仗。 基本上等肃清这个明斯克地区啊，七月底了，这就极大的迟滞了德军步兵前进的步伐。古德里安，古德爷再威风凛凛、一往无前的突进啊，自己是快了，后边步兵腿了呢。所以面对苏军突如其来的重兵反攻，他真正尝到了冒进的恶果。这个时候就看苏军能不能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乘胜追击，扩大战果了。 结果呢？苏军木有抓住机会，不但木有抓住机会，又陷了。七月头两天的血拼当中，苏联损失了将近五百辆坦克，几乎是坦克总数的四分之一。别忘了，这可仅仅是跟德军先头部队作战。虽说有特三四这样的超级变态新武器，但人家德国人也是有预案的，人家有大凶器，什么东西呢？无敌八八炮。 八十八毫米防空火炮放平了打坦克有奇效，这你想你特特三四坦克你的主炮口径就七十六嘛啊七十六毫米嘛，人家是八十八毫米。苏军对这种巨大的战损落差熟视无睹。负责苏军这次反攻指挥的是新任西方面军副司令员叶廖棉科中将，这位老哥打出自信来了。 在发现德军霍特跟古德里安之间的缝隙之后，指挥剩下的一千五百辆坦克疯狂进攻一个叫塞恩诺的小镇，企图把德军两个装甲集群的箭头一起给掰弯了。这次轮到苏军惊讶，德军后续五个装甲师已经陆续赶到，此时的德军已经拥有了七百多辆坦克，虽然数量上差了一倍，但是。 通过咱们前面讲这个德国第十八装甲师的这个战绩，我们可以管中窥豹一下，苏联缺少训练的新兵蛋子们，在百战精兵老油条德国人身上是捞不到什么油水了啊！而且德军的这个装甲师啊，配置非常合理啊，他基本上一个装甲师下辖一个。 坦克旅，一个这个摩托化步兵旅啊，它是步坦配合。苏联的坦克师就真是纯日坦克，是吧？所以打到七月六号啊，到了七月六号，苏联进攻开始，德军以逸待劳，借助地形优势以及无敌八八炮的猛烈打击，使得苏军损失惨重，一天就损失将近四百辆坦克，伤亡一万多人，而德军的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 一仗下来，苏军老实了，是吧？牛皮不是吹的，泰山不是堆的，菩萨不是泥捏的，刀是铁打的，是吧？丧眉耷拉眼的回去休整。但是穷凶极恶的德军，尤其是古德里安、古德爷，哪能让你休整啊？扳回一局之后，立刻组织部队准备强渡第聂伯河，跟霍特这段大钳子又张开了血盆大口，直扑斯摩林斯克，企图复制明斯克战力 再给苏军来一个大包围。现在古德里安和霍特就是缺这个后续步兵军团能够及时赶到配合了。在这个协调步兵的问题上，下一幕估计大家就猜到了。古德里安跟第四集团军司令克鲁格元帅老两口子又掐起来了。七月九号，满腔怒火的克鲁格专程从比亚威斯托克飞到古德里安的司令部，气势汹汹的说。 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说甚来着？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让你这个只顾着往前冲，你赶着投胎啊你？你看，让老毛子怼了吧？早就跟你说啊，你不听。古德里安说，你少跟我这儿冷嘲热讽的，还不都是你那些步兵拖他？你小家子气的，几个俘虏都把你们盯在那儿走不动道赶紧让他们上来跟我会合，咱再包个饺子。克鲁格说，一个饺子没吃完呢，就吃另一个，你不怕撑死啊你？ 明斯克包围圈的苏军还没肃清呢，你就敢擅自行动？别既吃不既打！我告诉你，我是元帅，看见没有？肩章元帅，这儿一大叉俩权杖，这是元帅。你呢，仨豆啊你是大将啊！我官大一级压死人，你得听我的。这个时候，这个鸡贼的古德里安把希特勒搬出来了。元帅不也是元首给你封的吗？对吧？不也是下士给你封的吗？ 你跟我牛逼啥呀？记得之前老大告诉咱们，冬天到来之前要占领莫斯科。咱可连冬装都没有，咱现在穿的可都是的确凉。到了冬天，莫斯科要拿不下来，咱也就没脸回去了。咱就跟这儿当雪人吧。你肩膀上那俩叉子，那权杖，你就变粪叉子，iPhone 叉。更何况苏联空军不是吃素的，咱这么多坦克停在那儿。 那是给人家投弹练习用啊，那是靶子是吧？你得赶紧动起来。话说到这份上，克鲁格只好恨恨作罢，没辙了。硬的怕横的啊，横的怕不要命的，赶紧抽调步兵，迅速跟进前方装甲集群。如此一来，是万事俱备，也不差东风了啊，就差开练了。七月十号，古德里安大军强渡蒂涅伯河，按照计划。 以斯摩林斯克为中心，古德里安第二装甲集群从南部迂回包抄苏联第十三、第二十集团军；霍特从北部啊出发，直插苏联防线北面的第二十二集团军侧背。从地图上看呢，这二位真可谓是把兵团运动战发挥成艺术的这种大师，等于之前。 在塞恩诺合击苏军之后，又迅速舒展开阵型啊！如果去形容的话啊，就是深得太极拳的精髓，刚柔并济，开合有序，动之则分，静之则合，虽变化万端而理为一贯。此时苏军是彻底懵逼了，这不对呀，这个是吧？不是应该我们反攻吗？呃，怎么又敌人反攻了？啊！但是这就是冰冷。 残酷又极具讽刺的现实。英国著名的战史专家，这个一战、二战写了很多这个战史，里德尔哈特评论说：“说德军呐，这次可谓是重新赢得了一个将要丧失的机会，只因为古德里安的果敢。那接下来等待着苏军的，就将是又一次惨不忍睹的悲剧。”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，快去微信关注“寻迹讲堂”。